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今天又到咱们二战特辑节目了。今天呢，咱们要聊一个让军迷们热血沸腾的话题，这就是这个坦克。二战的苏德战场啊，可以说是规模最宏大，也是最惨烈的一个战场啊。双方动不动就是百万人以上的这个大会战，比如这一档节目呢，咱们讲到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两次哈尔科夫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其实呢还有咱们没太详细讲的这个勒热夫战役和高加索战役，规模呢一个比一个大。而要说苏德战场上什么部队是最耀眼的明星，那就一定是装甲部队。每一场战役呢打头阵的基本上都是装甲师，成百上千辆坦克在苏联广袤的土地上纵横驰骋，互相激烈的搏杀啊！想一想啊。 都让军迷们热血沸腾。整个二战，苏联各种型号的这个坦克呢，一共造了是超过九万辆，世界第一。德国是两万多辆啊，这个世界第三。美国的这个坦克产量六万多辆，这个是世界第二。这个数字还不算双方生产了大量的坦克、歼击车、自行突击炮这些东西。那在这么多的坦克里边，谁是最亮的那颗星？我要说是德国的虎式坦克。 恐怕大家不会有异议啊，没有人认为是日本的九五式或者九七式。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只威风八面的老虎——虎式坦克。官方名称呢是六号坦克。那顾名思义呢，就是德国正式装备的第六种坦克。啊，大家。 一定这个清楚啊！一战结束以后，根据《凡尔赛合约》，德国呢是不准发展坦克的。但是呢，早在1921年，也就是一战刚结束三年，德国几个大的这个公司啊，像克鲁伯呀、亨舍尔啊，就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秘密研制坦克啊。那位同学说：“不是不让研究吗？”没关系，那德国人找到了一个好基友——苏联啊！1922年，苏德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啊！怎么这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能？ 跑到一块儿去啊！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被孤立的啊，是国际社会的弃儿啊，所以这俩就一拍即合啊，签订了这么一个条约，允许德国在苏联搞秘密武器开发实验啊。当然了，是有条件的，就是允许苏联人参与进来，好学习德国人的先进技术啊。所以咱们这个从这一点上能看出来，其实德国重振军备这件事儿很早就开始搞了，这个功劳是不能都算在希特勒和纳粹党头上的，当然这小胡子是功不可没。 他上台之后呢，凡尔赛合约慢慢的就名存实亡了，装甲兵和空军就成了最优先发展的项目，是吧？他那个古德里安搞那个演习，是吧？拿那个呃那个卡车蒙上帆布啊，装上那个木头炮冒充坦克啊，让希特勒激动的直跺脚啊，这就是我要的东西。一九三四年，总参谋长贝克大将就后来刺杀希特勒，然后之后自杀没成功的那哥们儿啊，正式下令组建装甲部队。 主持工作的就是德国装甲兵之父海因茨·古德里安。这时候之前秘密研制的实验性坦克就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很快，在战前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四种相对比较成熟的坦克相继出炉。啊，这就是一二三四号坦克。一号坦克只有五吨多点武器呢只有两挺七点的九二机枪。啊这其实都算不上是坦克，只能算是装甲车。按现在的标准是吧，装甲侦察车。 连日本那豆坦克的水平都到不了。二号坦克呢，也只有七吨重啊，装备一门二十毫米小炮和一挺机枪啊。这两种坦克身上都带着很浓的实验性质，所以战争一开始，主要就是给二线部队和后方训练用。三号、四号坦克成了德国装甲师的主力。三号坦克十五吨，装一门三十七毫米反坦克炮；四号坦克十八吨，装一门七十五毫米榴弹炮。所以从装什么炮这一点上呢？ 咱们能看得出来，这古德里安希望这两种坦克各有所长，互相配合使使用。三号坦克呢，主要用反坦克炮打敌人的坦克；四号坦克呢，用榴弹炮炸敌人的工事、碉堡、火力点儿。咱们知道，坦克三大性能：火力、防护和机动力。总体来说，三号、四号这两种坦克基本上属于这个薄皮大馅儿类型的是吧？就跟日本的九七差不多，机动性不错，火力防护力呢都那么回事儿，就不能提了。啊到了闪击西欧的时候。 法国人装备了三十吨重的这个 S 三五重型坦克，就让德国人吃了不少的苦头。一颗炮弹打过去，叮叮当当的都被弹开，对方毫发无损。最后只能靠群殴或者搬来八八炮才能搞定。这么一来，重型坦克的研发工作就提上议事日程。其实德国之前啊也做了一些五号、六号坦克的这个规划，但是呢受限于技术条件，都没有实质的进展。到了苏德战争一爆发，我靠！ 三号、四号坦克又遇到了更难缠的对手，就是苏联的特三四中型坦克和可沃重型坦克。特三四是一种划时代的坦克，装甲虽然不厚，只有四十五毫米，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倾角，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炮弹打过来的时候，相当于要穿透更厚的装甲才行，防弹性能就有了质的飞跃。 另外，特三四还装备了一门七十六毫米长身管火炮，打三号四号简直不在话下。柴油发动机比德国的坦克的这个汽油发动机性能要好，宽履带让坦克在烂泥地里能如履平地。可沃重型坦克虽然性能差点，但是装甲更厚，重量超过四十吨，是不折不扣的这个怪物。曾经有一辆可沃坦克拦住了德军一个师的部队是吧？所以。 前线对于这个新式坦克的需求如雪片般的传到了后方。很快，保时捷和亨舍尔两家公司就拿出了各自的样车啊！你说这保时捷怎么听着那么眼熟啊？保时捷不是出跑车的吗？啊，还能出坦克呢？没见谁开着这坦克上街是吧？这炫富，你开一保时捷坦克，这太来劲了是吧？你违章了，交警都不敢来，这扣多少分合适来个就是那个保时捷啊！你没听错啊，不是这个这个重名重姓，就是那个保时捷。 他的创始人呢，费迪南德这个保时捷博士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工程师啊，年纪轻轻呢就展示出了机械设计方面的天赋。后来呢，希特勒竞选总统的时候，不是许诺说每个德国家庭都能拥有一辆汽车吗？所以他一上台就要求生产一种只卖八百九十马克的经济型汽车。保时捷跟他儿子就一起设计这个方案呢，就入选了啊，由纳粹党出钱建立公司生产。 那这个公司就是今天德国大名鼎鼎的大众汽车公司，而保时捷设计的这款汽车经过不断改进，一直到今天还在生产，这就是很多女孩都特别喜欢的大众甲壳虫。那通过这件事儿，保时捷跟希特勒就成了哥们儿。那这俩人呢，都有很多异想天开的设想，经常是一拍即合。 等到战争爆发之后，大众公司就开始生产军用汽车，那早就把当年给德国人的承诺扔到了九霄云外。保时捷呢，就也参与了很多军方项目。这次这个重型坦克是军队的明星项目，那所以保时捷非常重视，拿出平生所学，殚精竭虑设计了一款非常超前的全电坦克。什么叫全电坦克呢？就是说发动机的动力出来之后，先驱动两台发电机发电。 再用电线传到电机上，带动轮子旋转。这么一来，虽然增加了发电机和电动机，但是省去了变速箱和传递动力的机械装置，理论上的性能大大提高。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可靠性差点啊，毕竟连今天坦克都没有实现用电驱动啊，可见那个保时捷博士啊，脑洞大。最终。 两个公司的样车啊，他跟亨舍尔两个公司的样车，在一九四二年的四月二十号，也就是希特勒这个生日啊，五十三岁生日这天，被拉到狼穴给元首呢做表演啊。开始的时候呢，一切顺利，保时捷的样车表现良好啊。这时候希特勒突然心血来潮，说我要坐我哥们的坦克兜圈风。结果刚开出去没多久，坦克抛锚了。 希特勒跟保时捷关系好啊，啊就说你你修啊没没关系，我等会儿啊你修好了我我这还得这个兜风啊，咱咱今天喝出去了五环一日游，我喝出去了，结果没想到这坦克不给元首面子，一个多小时还没修好啊，眼瞅着这五环一日游得明天了，希特勒大发雷霆。所以后来军方进行的这个对比测试啊，保时捷坦克一败再败，很大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电驱动的系统太不成熟，导致故障频发。 最终呢，德国陆军还是选择了亨舍尔公司的方案，啊作为新一代重型坦克，希特勒呢亲自命名为虎式坦克。而这个保时捷博士因为之前一直自信满满，觉得这个项目我们肯定能拿下，拿下之后我得赶紧生产所以就提前生产了九十辆坦克底盘这一下傻了眼了，我靠，这干干嘛使啊？是吧？你说你改成什么？改成这个垃圾清运车是吧？然后写个保洁中间搁搁个数字十，这不合适啊，这个，所以只好。 把这些底盘改吧改吧，改造成了这个坦克歼击车啊，这就是那个肥迪南坦克歼击车。后来呢，也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啊，不过表现也不咋地。虎式坦克呀，从一开始就是要大幅超越竞争对手而设计的，所以一开始希特勒就要求把之前屡立战功的无敌八八炮装到车上。当然，八八炮太大了，炮弹个头也大，所以这虎式坦克天生就是一个大块头。 希特勒呢还要求虎式坦克得有能在一千五百米的距离上防住自己炮弹的能力，所以装甲一加再加，最后正面装甲达到了一百一十毫米，侧面和后面都有八十毫米，比可握重型坦克的正面还厚。这么一来不要紧，虎式坦克的重量就层层往上升，达到了五十六吨，跟今天一般的主战坦克啊都差不多了。 但是你别忘了，当年的发动机比今天的简直是云泥之别，所以最大速度只有每小时四十公里，要越野就只能二十五公里，那就太惨了。而且巨大的重量让整个传动系统、悬挂系统不堪重负，故障率非常高，这些呢就成了伴随虎式坦克一生的魔咒。 这坦克刚生产了没几辆啊，希特勒就下令赶紧投入战斗啊！希特勒就跟那个小朋友似的，拿着新玩具不能过夜，啊跟那个那个农民似的，有了新衣服赶紧出着穿上上街嘚瑟，必须得马上玩啊！所以四辆虎式坦克呢就被送到列宁格勒附近啊，开战第一次出击就不顺利，走了没多远全部抛锚啊！然后五十多吨重的坦克呀，必须有三辆重型牵引车才能拉回来。 好不容易拖回来，元首再次命令道：“了呢？十二道金牌啊！第二道道再次出击，这回更惨，四辆坦克都陷在沼泽地里了。其中有一辆实在没法抢救，德国兵只好呢在里边塞满了炸药，把坦克炸毁了事两次出师不利，希特勒终于就消停下来了。那德军终于有时间啊，慢慢磨合。” 其实任何新武器啊都是这样，得有一段时间呢来解决技术问题，再好好培训士兵怎么用、怎么修啊。到了一九四三年，虎式坦克就开始展示它的巨大威力啊。这以后一年半的时间，苏联人都没有任何一种坦克能跟它匹敌啊。虎式坦克把二战坦克的所有参数都提高了一个身位啊，五十六吨的重量，相当于三辆四号坦克。 八八炮可以在苏联坦克射程之外就开火，而且威力巨大，对当时所有坦克都能一击毙命。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的一场战斗当中，两辆虎式坦克遭遇了一个苏军特三十四坦克团。一开始呢，苏联坦克躲在一千二百米以外，这是之前他们跟德国坦克交战的安全距离。结果。 没想到两辆虎式突然发威，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三十四辆特三十四被击毁，其中有一辆甚至被打了个对穿透心凉啊！把苏联坦克兵惊的是目瞪口呆，这可是之前从来没见过的事儿。所以这个虎式坦克呀，这一下就名闻天下。虎式坦克的防御力更是没得说啊！曾经有一辆坦克在一次战斗里被各种炮弹击中了两百多发，但是没有一枚被击穿。 德国兵坐在虎式坦克里，就觉得自己跟买了一份人寿保险一样，一时之间士气大振。到了四三年七月，库尔斯克会战开始，虎式坦克呢迎来了真正的考验。德国人把一百三十多辆虎式坦克集中编成五个重装甲营啊，分别呢配属给几个装甲师，作为进攻的矛头，冲在最前面。后来的坦克王牌魏特曼，此时呢刚刚当上虎式坦克的车长，他所在的党卫军第一装甲师。 在曼施坦因元帅的指挥下，从南线进攻。第一天，魏特曼就击毁了十三辆特三十四。十几天的战斗下来，他的战绩已经达到了三十辆坦克、二十八门火炮。虎式坦克在库尔斯克战役里的战损比达到了一比二十，涌现出了大批的坦克王牌。魏特曼后来阵亡的时候啊，战绩是一百三十八辆。 这个成绩在德国坦克手里只能排到第三啊，所以虎式坦克的威力让德军开始玩命加速生产。无奈呢，这种大家伙实在是太复杂，每个月只能生产几十辆，这在辽阔的苏联战场上实在是不够用。库尔斯克战役之后，随着德军在苏德战场上节节败退，虎式坦克。 更多的就是充当了救火队员的角色，哪里危急就被派到哪里去。为了挽救北非战场的败局，啊，希特勒不顾古德里安等人的反对，把三十三辆宝贵的虎式坦克派到了北非。 这边英美军队装备的都是 M 三、M 四这样的中型坦克，是吧？作战经验呢也不如苏军，所以虎式坦克到了这儿那就是虎入羊群呐。在这个卡萨林山谷战役里，一辆美军的 M 四谢尔曼坦克在2.7公里之外被击毁，吓得一个团的部队都慌了神儿，以为遇到什么外星科技呢，稀里糊涂的就连忙撤退。 后来，意大利战役里，虎式坦克经常在山地里充当狙击手的角色。超强的火力加上德国人的精密瞄准，经常给这个粗心大意的美国坦克上上一课。诺曼底登陆以后，虽然盟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虎式坦克还是时不时的就让老英老美了吃点苦啊。比如著名的布卡基村之战。 魏特曼一辆虎式就干掉了二十三辆英军坦克，那这个呢，咱们在后边的专辑里呢还会详细讲。但这个时候虎式坦克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盟军的飞机统治了天空，这种大块头肯定是重点关照对象，一颗炸弹命中就能把它炸回到零件状态。而在苏联战场上呢，除了铺天盖地的特三十四之外，后来出现了斯大林二重型坦克。 也让这些老虎们呢有了一个咖位的对手啊！不过凭借这个德国装甲兵优秀的战术素养，那虎式坦克呢还是经常打出漂亮的战绩来。一九四四年六月的一天，德国头号坦克王牌卡尔尤斯在拉脱维亚的马里诺沃村遭遇了苏联精锐的近卫第一坦克团先头部队。卡尔尤斯指挥他的坦克小队，利用苏联坦克在村里休息的机会，率领两辆虎式就冲了进去。一阵激战过后。 十七辆斯大林二和四辆特三十四啊就被击毁了啊！等到战争结束，卡尔尤斯带着一百七十八辆坦克的战绩过上了安详的生活，直到二零一五年才去世啊，九十几岁高寿，老爷子才死。那么二战德军前十名的坦克王牌有八个人开的都是虎式坦克，所以说这虎式坦克呀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武器，一点都不为过。 但是整个战争期间，虎式坦克一共生产了1346辆，就这点数啊，在这么大的一场战争里，实在是微不足道。要知道，苏联人光三3 4就生产了53000辆，相当于德国所有坦克数量的两倍。那聪明的德国人怎么就没想明白这么简单的问题呢？哎，那肯定是不是的啊？咱们今天一说起德国人，经常提到的词儿细致。 严谨工匠精神，那德国的汽车、手表、光学仪器，还有各种精密设备名满天下。但是这种工匠精神如果用过了头，在战争期间不是什么好事那你比如德国人在造这虎式坦克的时候，一个贯穿始终的思路就是要造一种终极武器，把所有的现在坦克都得比下去，我得比他们强一大截子。 所以把当时所有最先进的技术、最精湛的工艺都用到这里边啊！我在欧洲的这博物馆啊，看这个虎式坦克的时候，旁边不远就是一辆特三十四，这俩坦克一比，我靠，整个就是两个时代的产物。虎式坦克每一道焊缝都特别整齐、严丝合缝啊，就跟艺术品一样。你摸当然不能摸了，你看，哇塞，这简直。 啊，这这就应该摆着，不应该上前线。你再看特三十四，焊的歪歪斜斜，有的地方还露着缝啊。说是苏联有的特三十四上战场连漆都不涂不刷，为什么呢？反正一会儿就抬回来了，刷漆多费劲呢。但是就这么简单的工艺，让特三十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然能生产，哪怕目不识丁的农民学几天就能开上战场，打坏了随便鼓捣鼓捣就能修好，这就是巨大的优势。 一对一的话，特三十四跟虎式没法比，一天上一地下。但是你别忘了，战场上谁跟你玩一对一坦克决斗啊？你以为俩日本武士呢？二战是那种全面战争，就是就咱们说这个双拳难敌四手，猛虎架不住群狼，拼的就是综合国力。谁能把国家实力最多最快的转化为战斗力，谁就能胜利。 啊，在这里边，任何武器、任何甚至个人，其实都只是一件消耗品而已，对吧？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时候，一个上尉才活多长时间？一个列兵上前线，一分钟就挂了，是吧？您给他装带上钢盔，穿上凯夫拉装甲，有用吗？啊，没有用，讲究性价比。所以虎式坦克这么超前的性能，必然导致可靠性不高，这就成了后勤部队的噩梦。您超重二百七十斤的大胖子上飞机经济舱，你得买俩座。 所以您那个变速箱啊、传动轴啊、悬挂呀，这些机械都很容易坏，一坏了就很难拉回来，拉回来也很难维修，如此恶性循环。就坦克，它是一种技术兵器，它不是艺术品，你兵器就得皮实耐用，能应付各种环境、各种恶劣的环境。 所以德国人在这个虎式坦克身上，把德意志民族这种工匠精神和对精密机械的迷恋发挥到了极致。可惜，这一点恰恰成了虎式坦克最大的败笔。另外呢，虎式坦克的一大败笔就在设计上不懂得妥协。一种武器的性能啊，终究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虎式坦克超重的根源就是那门巨大的八八炮啊，导致个头超标。 这时候再要求他保证全方位的防护力，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你说这不超重？那还有天理吗？你按说斯大林二坦克幺二二毫米炮个头更大，今天我们都知道，今天世界各国普遍装备，西方国家装备的都是幺二零炮，东方向咱中国装备的是幺二五炮，他二战的时候装备幺二二炮了，但是苏联人懂得妥协，知道有取必有舍，所以牺牲侧面防护。 侧面装甲薄一点是吧？而且只带二十多发炮弹，里边坦克兵再拥挤一点，最终成功的把重量控制到了四十五吨，可靠性大大提升是吧？后勤部队的压力就小了很多。那所以说，苏联人是实用精神的最好体现。而且，坦克部队的精髓在于机动性。一个指挥官手里的坦克数量越多，就越能发挥战术的灵活性，寻找敌人的薄弱之处进攻。 而不是跟更厉害的坦克死磕啊！这个道理呀，其实德国人本来应该很清楚啊。战争初期，他们就是开着比敌人差的坦克，依靠灵活的战术打败敌人的啊。可惜呢，随着这个这个一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这小胡子啊，元首管的事儿越来越多，事情就离正确的方向越来越远。当然了。 今天咱事后诸葛亮的看，德国人就算不搞虎式，全力生产特三十四，最终也是不可能打赢战争的。但是虎式坦克是不是还有可能造的更合理一点呢？其实是有的，而这个答案德国人自己也得到了，这就是豹式坦克啊，豹式坦克的这个这个。 官方名字是五号啊，从这个编号就能看出来，它跟虎式坦克本来也是准备轻重搭配使用的啊，只不过它这个研发速度啊慢了点比虎式坦克晚了将近一年才装备部队。豹式坦克从设计之初呢，就选择了一门75毫米炮啊，炮身和炮弹呢都比较小，然后呢使用加长炮管，把炮管呢造的长长的，这样穿甲威力反而还高于虎式坦克。炮身和炮弹小了之后。 坦克就不需要那么大个儿，再加上借鉴了这个特三十四，使用了倾斜装甲的造型，再牺牲一点侧面装甲之后，所以豹式坦克在比虎式坦克轻十一吨的情况下，正面防护能力反而更强。这其实就是虎式坦克的合理化改进。古德里安作为德国的头号坦克专家，一眼就看出了这个问题，马上把豹式坦克生产优先级排到最前面。到战争结束之后，一共生产了六千多辆。 在战场上实际发挥了更大作用。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好多国家还在使用豹式坦克。你比如叙利亚，一直到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军队里还大量装备这个豹式坦克。去年我上这个以色列啊，去那以色列的装甲兵博物馆，就看到缴获的叙利亚的豹式坦克，是吧？就那一直到那个时候，他还装备。 你生产一辆虎式坦克耗费的工时，可以生产两辆豹式或者三架梅赛施米特幺零九战斗机。所以这就让这个虎式坦克成了一种性价比很低的武器，最终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全停产了。其实这个虎式坦克呀，是德国人在二战期间思路跑偏的一个集中体现。后来的虎王坦克就更扯了啊，跟虎式一脉相承，只生产了三百多辆。到了战争后期。 军备部长施佩尔的主持之下，德国人把未来的坦克做了重新的规划。核心思想呢，就是用最合理的设计，尽量多的能通用的零件来制造几种坦克。啊，命名为 E 系列。啊，E 呢就是德语“通用”这个词儿的第一个字母。结果大难临头的希特勒呀，依然死性不改，在他的干预之下，E 系列居然又弄出了六种型号。 最重的呢，居然有一百吨，那就是 E 一百。那结果呢，直到战争结束，E 系列坦克都停留在图纸上，也只能停留在图纸上。经历了这个战争的岁月之后，一千多辆虎式坦克至今还有六辆保存，其中呢，在英国的伯恩顿坦克博物馆有一辆，经过长达十几年的修复，居然恢复到了可开动的状态。啊，前几年有一部这个。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狂怒》啊，有一段情节啊，主角的坦克小分队被德军一辆虎式坦克伏击啊，就是这辆文物级的老虎本色出演啊，让这些军迷们啊大呼过瘾。这辆虎式坦克是博物馆镇馆之宝，每年呢都会有一天老虎日啊，拉出来开一圈给大家看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网上订票。其他博物馆的几辆老虎呢，就是只能看不能动了。好了，那虎式坦克的故事啊，咱们就讲到这儿。 今天呢，咱们是越来越能明白，工业生产是一门高深技术。一个产品从设计到定型，再到生产出来，都得从实际出发，不能盲目追求那些看似牛叉，实则没卵用的东西，是吧？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这个某高科技电动车因为系统升级，开在长安街上就趴窝了。 是吧？这个这警察过来一敲玻璃，你怎么回事？对不起，我玻璃打不开。我这更新系统趴窝了。我相信这家电动车公司里不可能没有牛人，不可能没有人发现这些问题，否则他们也不可能造出这辆汽车来。但是肯定这些人的意见都让位于这个炫酷的功能啊，各种新鲜的卖点，这就不对了。汽车虽然不能打仗，本质上跟坦克一样，是工业产品，它不是艺术品，也不是游戏机。 你更多炫酷的东西能有可靠性重要吗？啊，其实不光是汽车，是吧？各行各业都有这个现象。我觉得这就是很多人呐，今天做东西根本思路就跑偏。七十多年前，小胡子元首在造虎式坦克的时候，就已经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活生生的教训啊！做任何事儿都要综合考量，不能片面追求极致，要懂得取舍，不能总想面面俱到。当然，最重要的。 是要踏实下来，用务实的精神、科学的方法来做事儿。这就是今天的特辑节目，希望大家喜欢。咱们下期再见。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